第九单元古今博览，第三十三课怀念慢生活。一、听力第一部分第一到五题，请选出与所听内容一致的一项。现在开始第一题。一、教师必须把教学活动组织的生动有趣。 除了教师讲授外，要多给学生参与的机会。小学生中出现的课堂纪律问题，往往不是学生故意捣乱，而是学生对教师的课不感兴趣，因而不能坚持听课。二。 考古发掘中，能够直接参加考古工作的人终究是少数，且一旦发掘工作完毕，现场往往很难原样不动地保存下来。要想让更多的人了解某一地下发掘的现场情景以及出土文物，只有依靠考古报告。 三，传统的化学工业给环境带来的污染已十分严重，并威胁着人类的生存。化学工业能否生产出对环境无害的化学品，甚至开发出不产生废物的工艺？有识之士提出了“绿色化学”的号召，并立即得到了全世界的积极响应。 四，农历正月初一是古时的新年，又称新征。今天我们称之为春节。它作为古代官方法定岁首，乃汉武帝时编定的太初历所规定。千百年来，这个法定岁首逐步汇聚了许多其他节日的习俗，成为一个送旧迎新的节日。 五小篆是秦始皇统一六国之后，秦代通用的标准字体。相传是秦国丞相李斯所创。与大篆相比，小篆书写起来更加简便，字体长方，每个字大小一样，排列方正，横竖成行，给人一种整齐之美。这样也就形成了方圆兼备的。 小篆体。